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，第一百一十三集。洛涵清点东西用了很久，都没有注意时间。后来还是院子光线变暗，洛涵才意识到时间已经过去许久。 洛寒拿着储物袋回屋，他脑子里想着其他事情，也就不曾注意到屋门是开着的。屋中没有点灯，光线昏暗。林清霄端坐一边，看样子已经修炼了很长时间。洛寒找出灯台点亮，火光在他脸上晃了一下，映得屋内一半光明，一半晦暗。洛寒在这样的光影变化中，突然意识到一件事。 他晚上要怎么睡觉啊？灯火如豆，洛寒握着灯站在屋中，看到床上青姿凛然、专心修炼的林青霄，内心颇觉棘手。他们以前也不是没有共处一室过，然而那时要么在赶路，要么在历练，两人露宿山洞，亦会同进同出。但是住在同一个山洞和住在同一间屋子。 这其中的差距可不小。烛光晃动中，林青霄的脸一半处在光明，一半近于黑暗，鼻梁打下一道好看的阴影。他察觉到洛寒不动，慢慢睁开眼睛，问：“怎么了？”洛寒硬着头皮说：“屋里只有一张床，那我们晚上怎么办？”林青霄明显怔了一下，直到现在。 他才意识到这个问题：仙界注重隐私，即便是父母亲人，彼此之间也很在意距离。仙界的房间默认单人居住，但是中古时代却不同。中古处在氏族时代，一个家族的人聚集而居，宗族意识远远高于个人意志，一家人往往住在一起，集体关系非常亲密。 所以，这个院落即便有三间房，但中间并没有做隔断。寝具、饭桌等家具宽大古朴，一看就是家庭制式。林清霄从未和人分享过空间，故而他压根没有意识到晚上他们两人要共处一室，如何睡觉当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床榻倒是够大，足以并排睡四五个人，安置两个人轻而易举。 但这根本不是床榻空间够不够的问题，而是他们两人孤男寡女，男未婚女未嫁，深夜共处一室，成何体统啊？洛寒握着灯站在堂中，林青霄打坐置于榻上，两个人一时间都寂静了，谁都没有说话。过了一会儿，林青霄从床榻上站起身来说：“我已经需要修炼。” 无需睡觉。对于仙族来说，吃饭睡觉已经不再是必须，但是仙人也有感情，他们也会累。很少有仙族会像永动机一样不停的修炼，大多数仙族的生活和凡人一样，白日做事，夜晚休息，闲暇时会找娱乐活动打发时间。唯有林青霄是意外，他就是那个永动机。 洛寒在仙界一年，前前后后已经见过不少仙族，但是像林清霄这样自控到可怕的，唯他一人。聪明、专注又刻苦，所以他的成绩一向吊打众人。他的数据和第二名能拉出一条断层来。林清霄以前就经常彻夜修炼，但是那都是他尚未受伤、精力充沛时的事儿。洛寒迂回地提醒他说。 你忘了，你晚上还要喝药。首领说了，汤药一日两次，不能偷工减料。今日第一顿药喝的晚了，下午时再准备好。但是晚上这副却不能省。洛寒的话说的委婉，然而其中意味非常明确：林清宵晚上必须喝药，而这个药方服用后有助眠效果。换言之，林清宵晚上在床上休息是客观条件。 远不是他不想睡就能不睡的。林青霄想到这里，沉默了。洛寒见他不说话，又提醒他：“对了，还有外敷药，外敷药一日两次，你在服药后涂，你入睡后正好起效。”林青霄频繁被刺激，他听到要在他睡着后涂药的时候，想都不想，脱口而出：“不行。”“什么不行？”林青霄深吸一口气。 什么都不行。还有，今日多谢你煎药熬药，接下来我来即可。可否劳烦将捣药的药方给我？洛寒皱眉，可你还有伤在身，我已经好很多了。林清霄语气虽淡，可是其中的意味十分坚决。多谢，洛寒只能依他的意思，他把首领交代的捣药药方给他，自己则去外面煎药。 林清霄提出他来煎药，但是才开了个话头，就被洛寒毫不客气地按回去了。今天早上还力竭昏迷的伤患，逞什么能啊？煎药需要的时间很长，等洛寒端着药回来时，林清霄已经倒好了药，甚至还换了身衣服。这套衣服立领束腰窄袖，是白色劲装，不比先前那身广袖深衣飘逸。 可是，却增添了许多英气和杀气。洛寒看到这套衣服时，第一件想到的事，竟然是这套衣服紧身，扣子又多，不太好脱。完了，他的脑子已经被废料污染了。洛寒赶紧清除那些奇奇怪怪的想法，随口问了一句：“你怎么想起换衣服啊？”对战时期，穿长袖太累赘了。可是你还没有敷药。 现在换了衣服，一会儿敷药怎么办？林青霄低头轻轻咳了一声，撇开眼睛说：“我已经将药上好了。”洛寒惊讶，赶紧去看药罐，果然里面已经空了，甚至导药处都已经清洗干净。洛寒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为好，他顿了一下说：“首领明明说要先喝药再敷药，都差不多。” 林青霄坐到桌旁，端正说道：“这两种药时间相隔很近，调换顺序，应当没有差别。”洛寒又停了很久，以一种全新的目光看向林青霄。林青霄被这样的目光看得不自在，他握拳在唇边咳了一声：“怎么了？”“嗯，没事。” 洛寒虽然摇头，但是目光灼灼，仿佛能把人看穿。我只是难以想象，这种话竟然出自你口中。一个强迫症、细节控，走路先出左脚还是先出右脚都要研究明白的人，有朝一日竟然能说出调换喝药顺序并没有什么差别，这还是他认识的林青霄吗？林青霄也觉得尴尬。 但是，迫于药效昏睡，让洛寒来给他服药更尴尬。相比之下，这些小小的不严谨并不算什么。洛寒啧了一声，觉出些不寻常的味道，但是他什么都没有说，安安静静把药端到桌前，让林青霄喝药。这次洛寒没有再喂药，虽然只服用了一帖，但是这副药效果立竿见影，林青霄的精气神儿已经比早上好了太多了。 现在他虽然气色还差，可是已经是正常受伤后的苍白，至少不再像上午一般，时常让洛寒揪心他会彻底睡过去。林青霄用汤匙咬动药汁儿，洛寒看他喝药，顺便闲聊。一会儿你安心去床上休息，今天夜里我要修炼，不光是今夜，以后日日都是如此。林青霄手指刚刚拿起汤匙，听到这话。 又放回碗里，惊讶的看向洛寒，为何？没有为什么。洛寒低声说：“我要尽快变得强大。”林青霄表情微微正色，连眼神都变了。怎么了？你在外面遇到什么了吗？哎呀，什么都没有。你不要胡思乱想。洛寒怕他误会，赶紧说道：“我只是自己想变强大，不想再让你受伤了。” 无人能否认林青霄实力很强，他的战力几乎没有短板。然而奇怪的是，他却总是受伤。明明两人中，洛寒才是全方面弱小的那个。林青霄听到这些话，脸上神情怔了一怔。洛寒见他不言，问：“怎么了？你不相信我能做到？”林青霄回神，摇头说：“不是。” 他不知为何生出一种莫名的怅然若失，仿佛有什么东西离他远去。林青霄叹道：“孩子长大了。”洛寒听到这个形容极其不舒服，他哼了一声，丝毫不掩饰自己的不高兴。“孩子，你觉得我年纪小也就罢了，但是不能不尊重我的心智，我已经成年了。”“好，是我错了。” 林青霄认错态度良好，立即改口。他虽然这样说，其实心里并没有多少真实感。毕竟对于一个活了一千岁的人来说，洛涵究竟是十八还是十九，实在没有差别。林青霄若有所失。以前洛涵变着法偷懒，他不是不用功，但是一定要别人逼他，他才肯使劲儿。这才眨眼的功夫，他就变了，变得主动又懂事。 好像已经不再需要别人督促了。林青霄本该感到欣慰，但是不知为何，他心里生出一种微妙的失落感。林青霄说完后，许久没动。洛寒见药汤快要凉了，低声提醒他：“先喝药，药凉了效果就不好了。”林青霄回神，放下汤匙，举起碗，将药汁一饮而尽。药效发作非常快。 林青霄又感受到那种头脑发晕的感觉，眼前的一切仿佛都在漂浮。洛寒的脸映在灯火下，尤其不似真实。可能洛寒不知道，他其实很讨厌这种完全失控的感觉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集更精彩。